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五十三集，玉清宫，天宇星君经过禀报后，白彪星君从门内出来，微微对他们侧过身子：“陛下宣召，两位随我来吧。” 林清霄和天宇星君一同入门，朝里面走去。这次他们所在的殿宇和林清霄上次来的并不一样。他上次来的玉清宫，去的像是天地的私人休憩之地，这里恢弘大气，明显是正式的办公场所。林清霄不多听，不多看，微微落后天宇星君半步，随着他们一同往殿内走去。哎。 穿过一道台阶时，石台上如雕塑般昂首挺立的谢志忽然疑惑，定定望向林清霄。石雕突然动弹，换成旁人非得被吓个半死，可是天宫的人显然对此接受良好。天宇星君停下来对谢志问好，林清霄看起来也并不奇怪，对着谢志轻轻颔首致意。谢志是上古瑞兽，性情忠贞。 能辨别是非，刚正不阿，历来是天宫的吉祥物。谢志显然还记得林青霄。谢志的眼睛可以明辨是非，他一眼就看出来林青霄身上修为、时间都不一样了，甚至有种他很熟悉的古老气息。天宇星君给谢志请安后，就继续往殿内走。谢志从石台上跳下来，跟在他们身后，一同入殿。 白彪星君带着人停在玉台下，说：“陛下，人来了。”大殿中没有回应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玉座上就亮起白光，慢慢凝聚成一个人影。白彪、天宇一起行礼：“参见陛下。”林青霄一垂眸，拱手：“陛下。”白彪星君将人带到后，慢慢退下。等殿中重新安静下来后。 天地稳，事情都解决了。回陛下，天宇星君回禀道：“臣已经将吞元兽从扶桑岛接回，一个月前失踪的弟子二人也平安归来，偷袭淮阴岛的宫颈魔君已身亡。”时隔这么久，天宇星君说出这些话时，还会心情震荡。 宫瑾一个未比上仙，在魔界声名赫赫，甚至被天界记在危险名单上的高位魔君，就这样近乎草率的死亡了。宫瑾魔君树敌良多，所有人都知道他迟早有一天要死在仇敌手中，但谁能想到，报应来得如此之快呀？宫瑾死了，死在曾被他打成重伤的年轻人之手，中间仅隔一个月。 天帝淡淡点头，对其中细节并不关心，他只需要知道结果就够了。宫锦魔君在被天宇星君等人视为头号危险人物，可是对天帝来说实在不值得一记。天帝又问：“镇魔石呢？”这个天宇星君就不知道了。当日镇魔石跟着洛寒一起消失，现在洛寒、林青霄回来，天宇星君默认镇魔石也在。林青霄上前一步。 回说：“回禀陛下，镇魔使已经归位。”天宇星君听到这里，小小惊讶了一下。归位，碍于在天帝面前，天宇星君不敢将自己的情绪表露的太明显。可是看他的眼神，显然非常迷惑。然而在场另外两人却很平静。天帝听到归位，并不意外。 他自然也明白是哪个意义上的归位，镇魔石回到他该去的位置，吞元兽找到了新的归宿，谢尔米海出征人员顺利归来，一切都完美解决，只除了诛仙石。诛仙石非一时之力，天帝很有耐心，挥手说：“你们做的很好，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，本尊都看在眼里，之后另有封赏。” 今日没事，便退下吧。天宇星君大大松了口气，拱手说：“是。”天宇星君刚退两步，就听到天帝说：“林清霄留下。”天宇星君动作一致他飞快的掠了林清霄一眼，最终静默不语，无声退下。等天宇走后，天帝换了个轻松些的姿势，随口话家常般问：“几位前辈可好啊？” 果然，天帝看得一清二楚。在聪明人面前，乔氏是犯蠢。林青霄没有遮掩，大方回答：“前辈都很好，先祖亦是。”天帝即便已登九五之尊，想到林青霄的际遇，还是深深感慨：“开朝立国，建功立业，何其辉煌的历史啊！有幸得以一见，也算不枉此生了。”这话，林青霄没有接。 中古是肃宗氏等人的时代，他们作为外来人，不去打扰才是最好的尊重。幸而天帝也只是感慨一下，并没有生出更多的意思。那另一位呢？他还是不愿意露面吗？从话语中听不出男女，但是此情此景，天帝口中的他多半是指洛寒。林清霄神情不变，但是内心已经警惕起来。他淡泊明智。 不喜喧嚣，天帝其实只是随口一问，但是他见林青霄如此紧张，好笑的摇摇头，罢了，既然他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这实在是个好消息，林青霄暗暗松了口气。当今天帝性情仁慈，虽在有些事情上不够决断，但是容人之量却是极好的。 天帝问完镇魔石的事情后，林青霄和天帝之间的话题就没了。林青霄本该识趣告退，但他临走前还是没忍住，多问了一句：“陛下，您最近当多保重身体。”林青霄刚进来的时候就察觉出天帝身体不太对，一个月前的他发现不了，现在却轻而易举。天帝的心魔。 已经相当严重了吧？天帝这些年难得和人说家常话，这两次和林青霄提起共同的前辈先祖，已是天帝几万年来最亲密的对话了。大概是有了亲密对话后，两个人的距离会快速拉近，天帝对林青霄难得生出些亲人间的温情。不知为何，天帝没有避讳。 对着并不算熟悉的林青霄，深深感慨道：“本尊曾以为万物皆虚妄，唯大道至上。本尊舍弃了所有外在，一心追求武学，追求力量。如今本尊确实触摸到了六界武学巅峰，可是，什么才是道啊？这个问题太难了，林青霄根本不能回答。天地已经站在六界力量巅峰。” 都依然对道产生迷惑，更何况仅踏入仙途一千多年的林青霄呢？天帝将这些话说出来，显然并不是为了向林青霄寻求答案，他更多的是在问他自己罢了。天帝感叹过后，很快就收起心绪，语重心长地对林青霄说：“大道无情，力量修到极致，都会变成孤家寡人。等你孤独久了。” 连自己都无法认清的那一天，到，就到头了。林青霄敛着眼睫，行礼道：“多谢陛下指点。”天帝摆摆手，并不放在心上。他似乎是无意般，随口说：“弱肉强食，唯利至上。你说龙族的修炼方式，究竟是修仙还是修魔呢？”林青霄心神巨震，倏地抬眼。 完全没想到天帝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天帝说完后，自己倒毫无反应，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幻觉般，随和地对林青霄挥手：“本尊累了，你回去吧。”林青霄从大殿内出来，一出门就在庭院中看到一株巨大的星河木。白彪星君守在门口，见林青霄停下望着树，解释说。 这是星河木，第一任天帝明高帝陛下种下的，每年陛下都特意嘱咐人精心维护，乃是玉清宫活宝之一。另一件活宝是谢志。林青霄看着眼前的星河木，微微恍惚。白彪星君瞧见，便问：“林二公子在想什么？”林青霄回神，淡淡摇头：“没什么。” 想起一个故人罢了。白彪星君听后应了一声，并没有问那个故人是谁。林青霄显然也无意解释，很快就离开了玉清宫。星河木如此茁壮，想必他的故人们都一生壮阔，过得很好。这一边，叶子楠、邹继白猝不及防看到洛寒，简直以为他们还在做梦。 前段日子，天书院派人去淮阴岛取吞元兽肚子里的镇魔石，因为人数有限，所以叶子南和邹继白就没有跟着去。后来海上遇袭，洛寒和林清霄失踪，吞元兽不肯回来，任务搁浅，叶子南和邹继白也就滞留在天宫，没法回家。他们听说洛寒和林清霄失踪的时候，很是担忧，还提出过去南海和天宫的人一起寻找。 后来，天宇星君说，海上还有魔族偷袭，叶子南和邹继白修为尚浅，留在原地等消息会更好。非常委婉，但是叶子南听懂了，他们俩修为不高，去南海只会给搜查队伍拖后腿，最好别去。叶子南和邹继白只能乖乖等在天宫。今日他们听说易华轩来了，专程赶来和易华轩见面。 想从易华轩这边打听打听消息，没想到易华轩还没见到，倒看到了一个绝对想不到的背影——洛寒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